锵锵三人行，这个坚挺也来了啊，纯。恩，你们平常在香港、北京的这个人民的生活的苦况啊， <laughs> 也今天你们也关心一下啊。你知道现在北京都炒什么新闻呢？血居井中人，血居，嗯，看新闻了，我们对，说来我都觉得有点惭愧，我就住在那地方附近，嗯，哦，是吗？啊，真的就近。 走马路经过那个井盖下边，不知道。会的，我一定经过过啊。当然，就是我就属于那个朱门酒肉臭了，是吗？但就是，你就是朱门里边人。不是，因为你要知道那一带啊，丽都那一带啊，啊，他是北京比较早的外国人。 就是就是好的住宅区，好的地方，靠近机场的，都是那至少都是四万平米，对对对，也也以上啊。呃，周围这个什么丽都酒店呢，或者是什么，它因为是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因为外交呃那种大使馆什么的在附近嘛，啊，所以很多外国人呢在这边活动居住，所以可以说，你像我在北京，我就有一个什么体会啊，嗯，这什什么地方好啊，跟着老外走啊。 啊，老外在哪儿住？嗯嗯，你在哪儿住？那肯定是就从以前的东郊名巷开始，是吧？啊都对啊，这都是好地方。你到现在啊，就是所以你想在那个地方，他住在这个井里，你看看这个这个照片，嗯，这底下。 原来这个底下，因为我们是去过这几个底下挺大的地方。不是你照相，你应该知道啊。啊，照相是会宽，它是广角，是会广角的。嗯，实际上是窄的很。你再看下边，大概他睡觉的面积一平方米，这里边还有老太太，六十岁的老太太每天踩着这个这个钢筋呢啊，上下是北京人吗？呃，都是外地来打工来的。啊，他没地方住嘛。嗯，然后你再看下边，你看这老太太。 在这这跟打地道战似的啊！它那个电哪来的呢？蜡烛，蜡烛，蜡烛，只靠蜡烛光啊！对，呃，你再看下边，这一些呃生活用品了。那北京冬天很冷啊！哎呦，这冬天啊，呃，按说这个底地底下它倒也暖一点，哎，冬暖夏凉嘛。但是到了这个晚上，那个有记者跟他们一起啊，体验了一下，就拿这个手机做温度计啊，就眼看着就现在北京的冬天呢，就往下掉啊，一直往下掉，那家伙就冻成。 你再看下边，啊，这这再再咱们再再再走啊。嗯。这是哦。现在被发现了，一报道出去呢，反正也没法在这住了。嗯。这个附近就把他们都清理出去了。你再看下边，这再再再再看，我们这导演可以一直放完啊。嗯。哎，这是你看。哦，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温度是多低啊？冬天。冬天啊。那外面有多低？这里就差不多有多低啊。说地底下暖和也暖和不了一两度，我觉得。 那对，现在封起来，以前也曾经封起来，比如奥运会的时候封起来，嗯，但是他们转了几天以后呢，自己又扒开了，打开了，撬开，撬开，都在里面住。那他们这样出来以后，他不是就流离失所了吗？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机构收收收留他们呢？你知道，现在中国 <coughs> 当年不是出了一个。 这个救助就是这个，在广州有个大学生叫孙志刚，嗯，被活活打死了，打死了。那个很著名的事情，那个事情就是启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救助不能强迫，啊，所以呢，不，当然警察什么这都知道啊。到这儿就问他们， <clears throat> 你们去救助站呢？你你们去不？有救助站，当然有了，但是他不去啊，他们就跑。他为什么不去呢？像里边有一个好像叫王秀清的，嗯，他说：“你救助我一个。” 你把我们家五，你把五个全救助才行啊。嗯，你知道，你别看他住在这儿，他为什么？他还挣几千块钱呢。嗯，但是他为什么？他供他三个孩子上学。他不用付房租。哎，对，他自己住在这样的地方，他每天早上凌晨三点起床，这个洗车，给人洗车，洗车，然后他这点钱呢，就供养三个孩子。嗯，所以他说你要让他救助了以后，他怎么？这不，比如说给他一个地方住，他可照样可以出去给人家洗车啊。 不是比较远是吧？呃，对呀，就不方便了嘛。哦，不过这个题外话是这样，香港一到这种冬天温度一掉，就有避寒中心。那社会福利署的，那我有朋友在里边做，要求很多的，就说那个床褥子一定不能薄过两寸。嗯，然后进去呢，然后还要供应他们饭盒盒饭给他们吃。只要天气一冷，避寒中心就进去，有棉有被子有褥子都有。 然后呢，还供应热汤、热饭，汤饭呢还要， <laughs> 多数盒饭都是叉烧饭啊、鸡饭啊那种啊。那有一次有一个就说，我不要，我要吃滑蛋虾仁饭，他就是不吃其他的饭，就给他出去买。所以我妈妈来香港的时候呢，那种我她说有一有一天我们两两母子啊，就住在那个避寒中心。 住了好像一个，还有两个晚上。你找你妈妈曾经对对对对对对，住了两两个晚上。那是七十年前的事儿啊。没有那个六我我我三十岁从广州过来嘛，那个是那个六十年代。我妈妈跟我说，有一天可能就是说，你要租房子、租床位的时候，当时没有钱租一个房子，啊，有租床位的时候交接的时候呢，你那一天两天可能没地方住，你你得可以住那个地方。 我妈告诉我啊，原来我有啊，就是说那那正好是冬天了，避寒中心不是天天开的吗？对，开了两天，嗯，然后开了两天，然后呢，呃，你早上又走了。哦，哎，你要说香港人对这个居住哈啊，他是有他的这个体会。我我再给你看看，我他们找找一组这个这个这个图片，你看， <laughs> 这是香港玄关了，哎，玄关，玄关，再看下边，这是俯俯拍的。 俯拍的，就叠床架屋的啊，床架屋，这就是香港人啊，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你再看下边，这就是说，这是龙屋。他们说香港现在至少还有十万，是吧？叫农民，农民，农民住在笼子里的人。因为农民当时是有一个有一个电影叫《农民》，啊，就是拍他们的生活。其实我我跟我妈妈也住在那个那个那种呃农民差不多那个床位里面啊。这是他们吃饭，你看在这么一个挤迫的环境里，对。 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耻辱啊！就那个耻辱啊，耻辱，耻辱，对不对？耻辱啊！耻辱，因为你看那个，每年我们的人均赚那么多钱，但是我们的那很多人那个房住房的那个环境还是那么那么差，空气里面它是那个 PM 二点五啊，呃点呃点二五啊，在室内是四倍到六六倍，怎么会那么差呢？他要煮饭吗？ 煮饭没有灰尘啊，PM PM 二点五是灰尘啊，你在一个那灰尘就问那个煮菜的时候也有发发挥出来的。他说的跟北京官员说的一样，北京一个官员就说呀，就说这个 PM 二点五主要是这个居民们炒菜做饭，这 <laughs> 被人骂嘛。最后，但是这雾霾就因为炒菜炒出来了。如果你在房间里面，房间空间小，他肯定就走不出去的。嗯，我住那个我们试过啊，一百平米。 住了呃四十个人，四十的四十几个人，香港的露宿的也多啊，露宿还行，就是说好像比较舒服，也天气还比较好。你说像北京啊，就是住在这种下水道井口的人，你觉得他怎么想的呢？他没有想法，我觉得，就是他不会想，想他就不会住。 存钱回乡下，到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想法了。他住对，你要供供小孩读书是第一优先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还得睡啊！现在他现在有想法了，你把他赶出去，他有想法了，对不对？没错啊，对啊。这现在好多人给他汇钱啊，所以今天这媒体真是救星啊！你就一挖出一个血居人。 对井中人的这么一个故事，哇呀，这家伙，这叫社会捐助，而且把他井也给封了，那个 <laughs> 回不去了。对对对。然后这政府肯定也得重视啊，这人就成名人了啊。么办哎，我问你们个问题啊，我觉得新闻媒体在大陆的作用啊，好像比在香港的作用大哎，就在这个这个，没有没有，香港就救救助贫苦这方面，香港救助贫苦很厉害啊。啊，不是。 我报纸的报每个报纸都有个基金，那么有一个捐款基金，一有什么这种事情不幸的事情，那个基金就可以。香港人是那，但是这个香港人是比较平常，好比你看很多我就不知道。嗯，大大大大大陆呢，你比如说你要找到了一个乞丐啊，一个要饭的，好很可怜，他一下子啊就是一个全国全国就成为一个话题。你比如说，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说啊，我要卖肾啊，救我的妈妈。 啊，你这个故事啊，只要报道出来了，哇，家全国好多人就给你寄钱。我倒觉得在香港啊，少听说这种事。情，不是没有那么煽情。对对对，这个就煽情，这是另外一回事。那你看，如果在香港马路上有一个人摔倒了，有一个人扶把他扶起来了，握着他的手了，你会不会成为新闻呢？不会成为新闻的嘛？那为什么在在内地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因为在香港捐肾呢，那是合法的，你不能卖肾。 所以你捐助的有，这它有一个规矩，你不能乱卖的。 <laughs> 对对对，卖违法的， <laughs> 呃，违法的。但是你你需要呃、捐助的时候呢，有人就排队给你的时候，那是合法的。他们捐给你，对，排队捐给你就有。但是也不会成为一个呃如何感动的一个事，那就是大大家都一下起哄的事情。就是看来香港啊，行善或者说社会救助，它是一种常态。所以呢。 也就不显得怎么着，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在香港报纸，我就没有见过；这但是在大陆报纸经常有这样的，就好比香港报纸不会说到天水围啊，或者采访一个农民，然后头版故事说他们家穷到什么程度，穷的穷的吃不上饭，然后呃成为一个社会话题。我在香港还没见过这种重点的报道，有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呃。 一家人很穷，不是有个小孩突然在街边捡那个纸皮啊什么的，给人家看见了，人家就去他家里访问，然后他也不会说穷的吃不上饭，会说，啊，已经好久没吃麦当劳了，那那种，我我你说，然而有也也有很多人会感动的，就因为在一个生活好的环境下，稍微有一个对比，呢，大家那个同情心很容易就一下子就爆发。我我去了那个甘肃，因为我代表一个就当年曾经。 呃，那个捐助我读书的那个机构啊，他在内地很多那个啊，你小时候也那么穷吗？对对对，是捐助你读书啊。对啊，那么这个机构呢，后来回到香港就捐那那个筹款，那我变成他的代言人，那我代表那个会呢，去带几个人去那个带我小孩去那个甘肃啊，一个很穷的一个地方。那么小孩呢，我去了那个地方，窑洞就住这个窑洞，窑洞是很很就爸爸妈妈就妈妈是有点那个弱智的。 我爸爸也不在了，有一个爷爷爷奶奶的。那么去那个地方，嗯，觉得很穷，带了点礼物跟他访问。但我去那他们家窑洞外面一个小的那个空间，出去的时候一个种一点菜， <laughs> 觉得很羡慕。 <laughs> <laughs> 然后我我我们回来回来就放了一个片，在那个在无线的什么亚亚洲电视，有一些人打电话来，你就我看看，当刚才我们看那个龙屋啊，嗯，哎呀，这小孩很穷吗？ 他住的不错， <laughs> 确实那个空间不错。他一个月才吃一一一顿，就是说一次肉啊，一个月。但是其他的呢，上学、生活比香港的龙屋小孩更加健康。所以你看，对，你看张建廷小时候，他也不算小时候，他其实也已经长个了。我听他说过一次，他睡的一个地方是睡在一个走廊里边，走廊太，走廊的床床床位床位太短。 他的脚必须得伸到外边去，伸到那个就是阳台外边去。下雨他脚会湿的。哎呦，这个阳台是不是本来是一个空间？他的搭千钱件搭出去的，前件打出去的，那塌下 <laughs> 去就没你了。对啊， <laughs> 可以可以倒下来的，可随时会倒塌的。所以你说这香港就是啊，把有钱人逼成穷人呢？ 就是，我就说他这个这个收入是属于是有有他收入啊，他的钱呢比大陆人当然是多了啊。可是实际他他的这个住的面积啊，太可怜了，比一个乞丐还要我就说比甘肃窑洞的都不如，对啊，当然不如。你看香港的收入是怎么样？呃，呃，昨天我在网上看见一张相片，真是铜锣湾是真的一个广告，茶餐厅请洗碗的，一万一万一千块钱月薪，再加两千块钱的。 清洁工哈，再加两千块钱的津贴，就是一万三了，对不对？港币啊！如果你来洗碗，你帮我包场洗碗，四万五一个月。后微博以后，发上我的微博以后，很多博友都说我们去香港洗碗了， <laughs> 这比经理挣的多。对啊，说那么那么高啊！那但是你没办法，你那个在这里的生活水准太高。 哎，你们觉得香香港是不是现现在都在跟我说说买房子什么等半年等两年说一定会跌？你们你们这么看？这十年前已经说了，等到现在， <laughs> 不是说李嘉诚都撤吗？都要百分之十五是呃，我爹是一般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确实现在成交没有，但是你你就你跌，但是你买房也很难买，就是说你不能你换房。 它的那个税金都是很贵的，现在没人换房，就没人换房，突突然间那个需求也不也不是那么健康的，人为的。现在就是怎么？大家就是有房子的人就守住那价钱不卖，嗯，没房子的人就等着它跌也不买，僵在那。香港的现在的楼价就是这样。你觉得上海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上海不会啊，香港一直在升啊。 你也是预期这会往上跑，北京也是啊。你觉得都会再升是吗？都会再升，反正我告诉你啊，现在那个政府印钱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它比那个 Bitcoin 呃呃比特那个比特币比特币啊还有不靠谱。比特币是一个一条方程式嘛，它不能乱来的。但是呢，你印钱是随时印钱，所以有房不要卖。我的我一直没弄清楚，你给我讲讲什么叫比特币啊？ 比特币就是说有一个一一条那个数学的城市，一条数学城市呢，你按照这个数学城市，它可以搞出一个答案呢，是两千一百万个答案，这个答案呢是它不会多也不会少，按照那个呃，就那个供求，就是说它兑换那个那个不同的那个货币啊，是按照它的那个供求，就很简单。 嗯，我还是条不明白， <laughs> 我也不明白，一条方没有一条方程式，一条数学的公式，它出来的你按照那个超级电脑出来那个答案呢，只有两千一百两千一百万个答案，对，所以等于是那个您您的那个流量货币流量只能是两千一百万个这个比特币。 它不会乱印。如果你需求的话呢，它就升值。对，呃，没需求让它就掉。它能花吗？嗯，可以啊。你用钱去买，用钱去买。你现在用钱去买，有有一些网站已经可以，比如说，它现在那个今呃近期的那个《时代周刊》，它出了一个今今这个呃圣诞节，我一个呃 Bitcoin 可以买什么东西？这在网上已经可以交换了，都可以交换的，真的可以无异物了。现在可以啊，而且它是这样，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两个美仙， 就是两分钱两个美仙一个币，对，到现在是一千美金一个币。那你比如说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我给你一千美金啊，你就直接把这个东西就在网上面赚一个给你，就等于是那个你拥有信用卡吗？信用卡了，等于信用卡吗？它如果你相信它，它就有价值了。电子货币啊，这个倒比这个印的港币强是吗？对，它不会乱印，所以下去呢比美金强。不是下去呢就不是房价贵，是钱不值钱。 是对，主要是不、主要是为什么房子千万的不要卖，千万不要卖，不要卖，不要买吗？卖呀，有钱就可以买。如果他是有足够的那个银行贷款，你可以买。对，按照自己的能力要买。我觉得这些年说一千到一万，不管别的别的方面，我的这个钱全失败。 但是后来我那天，只有我身处的这个房子是唯一的资产里一直在升值的，对，这是个真理啊，是吧？没有它，有一个这很真实的那个用处啊。你住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风雨，那个那里那么冷啊，有一个 <laughs> 温暖不错的。你别的景，这玩意儿还是别人的景。货币可以跌得很低的。 但是房子不会，那个价值还住嘛？有一个实用、这个就是我，我很喜欢在那个下大雨啊、刮大风的时候，啊，在家里看出去看路上的人，踏实啊，淋雨啊什么。不是说黑心啊，就是对比之下自己有个安全感。这个时候你觉得自己真是有有有一方遮头的，片瓦。片瓦遮头，那已经是最大的幸福。片瓦片金呢，在香港就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们见过的就说这个人呢住的最挤迫的最最差的能到什么程度？最差的，没有最差，就是说你晚上可以睡觉。你看日本那些纸，那个我们叫纸皮，那个一个好像那个棺材一样的。对，他们晚上出来搭的，在大阪的新斋桥呢叠的那个新斋桥呢啊，那个新斋桥很很奇怪的，会突然变两个世界的。他晚上八点钟关门，八点钟之前是。 灯光火着的那种啊，灿烂的不得了的。我有一天就在书店里边看书，然后就听到啪啪啪啪关门了，那我就出去了。一出去就发觉原来是第二个世界，所有的店铺的灯都关了，然后那个全是日光灯，日光灯不是青的嘛，那脸都是青的嘛。对，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边，有人推着那个纸皮车就出来了，那些露宿者。 不是推出来自己的那推出来手推车推出来，然后就开始在那儿搭搭，有的搭的大的搭到一个屋子一样，在一个银行门口搭的屋子一样，小的呢就是把几个套起来像个潜水艇一样的搭起来，他开个口，这个人就是从这口钻进去，然后他就坐在一个棺材这样坐在里边他要睡呢他就下去了，把那盖在这样一盖盖起来哦这样睡，整个是两个世界，我就在那儿看，有的人还养猫养狗。 在一一块儿睡的，那那允许吗？这算公共允许的。然后他公，而且日本人，不是他那公德心很好。他在明天早上你开门之前，全撤，日本人收拾的，收拾干干净净的，地下一点东西都没有。但是到那个时候呢，有人弹吉他，有人弹什么，就变了另外一个世界，是是在日光灯之下的世界。我们现在看的是黄色的光，对不对？那是不错的一个社区啊，啊，那是一个不错的社区。对，有的时候对，确实。然然后全部是纸皮，冬天。 都没钱，都没钱，的日本人没钱。我在那儿看好久，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各种各样的屋子搭出来。但是你感觉他没钱，但好像有尊严。他有尊严，但是可怜，还是可怜，还是可怜，还是可怜。那香港还是比较好。如果你是流流流浪汉了，那早上可以去那个公园里面洗澡，然后呢晚上睡在不同的公园里面。但是政府是很多 <laughs> 公园里面。对啊，当然对啊，每个公园是他变了一帮人。 有有电话，有手提电话，说哎，今天我去什么地方，然后一帮人约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聊天什么的。它是一个社区，对，有一个小社区。然后呢，有的时候晚上下雨，去那麦当劳二十四小时，然后睡在那个地方。 那也不错那这个穷的自由行也睡麦当劳，他这睡井里的这个也是，他附近就是个公园每天那个公园保安都知道，他们在这个厕所里基本上就是洗澡房，就是。啊，接着为您播出。他他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井里。